锵锵三人行，今天我准备啊，为了满足又婷啊，满足哦，对，要特别讲一个又婷爱听的话题。你说，你说啊， <laughs> 我先给你看看照片啊，这是最近的这个一对英国的老夫妻，哎，这就是咱们听说过很多次的事情，两个人共同婚姻呐六十八年，哎，然后死在同一天，嗯，就是。 相隔只有十个小时，是这这六十八年自然死亡，自自然死亡就一个病了送医院，另一个也送医院，然后一个死了十个小时之后，另一个也走了，就是同同年同月同日死啊！而且你再看下边，他这这是他们年轻的时候，这这对夫妻妙的是什么啊？你再看下边，呃呃，这是他们的大家庭了啊，他他们就当然有孩子啊，这对老老夫妻啊。 六十呃八年婚姻生活，没有一天离开过，就是这六十八年呢，天天在一起。你怎么怎么考证？怎么知道？他儿子说的。他儿子嘛，在来自英国大曼彻斯特区的这个一对夫妻结婚六十八年了。英国《每日邮报》，英国可信度比咱高多了吧？对吧？英 <laughs> 英国《每日邮报》，一对夫妇结婚六十八年来从未分开过一天。 然后父母一起走过一生啊，这个呃没有遗憾呃，然后他们不知道对方已经过世，呃就走的时候都没有任何压力。他们俩非常注重家庭生活，就这六十八年，这俩人唯一的专业就是相亲相爱，过家庭生活。哎，你说这为什么得赚钱吧？ <laughs> 那还得生活吧？这么大家庭，但就是可能没有长时间的分开过吧？不，就一天都没有。 嗯，等于天天在一起，过这么一辈子，因为他也不烦，嗯，这种还真是，所以我说，他变新闻嘛， <laughs> 又听一听，对呀， <laughs> 对呀，这就这就所以是新闻呐。每日邮报这东西 <laughs> 为什么变新闻？这就证明现在的夫妻很多是常常是是开，保持距离。对啊，连英国这个这样的事情变成新闻，就说明大家说啊，这是奇葩。 对哦，所以还有另外一次，我刚刚看曼彻斯特是不是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会吗？对，它最出名就足球队，对吧？ <laughs> 所以我在想，工业城市，工业对，它是一个比较相对于不是那么城市化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也可能工业城市诱惑比较少啊，比较没有那么。 灯红酒绿，所以老先生也可以支持六十八年。 <laughs> 你把我们男的想成什么了？完全是因为没有灯红酒绿的原因， <laughs> 在村里是吧？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没什么娱乐业。 <laughs> 以前农业社会不也就这样？哎，你听到这个故事，你不喜欢吗？我当然喜欢啊，我当然喜欢啊。你希望这样吗？谁不希望？你不希望吗？我当然不希望了。你不希望！天哪，天哪，这才是新闻。 有人不希望这样。六十八年，你天天跟你老婆在一块儿，他也不会希望的。 <laughs> 谁希望啊？一天都躲不开啊。徐老师结婚纪念，我要感恩一下。 <laughs> 我的天哪！你不要把徐老师落搭下水，OK？那怎么可能？不， <laughs> 没没有必要吧？为什么？这不就婚姻。那不过因为你不结婚了。没有。当你选择婚姻之后，这不就是你梦想？呃，不，当然啊，我。 我还是在说，中间如果因为任何的理解啊什么不愉快啊要离婚，这是一回事。我我我赞成的，但我说我们的理想不就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天吗？所以当你结婚那天，你是希望可以这样做的，不是吗？是是是希望一直在一起，但是不一定说天天在一起，对不对？这天天呃一生三百六十五天，六十八年，整天在一起，这是有点奇怪的。 <laughs> 奇怪，你看，哎，又听这你的这个观点，我现在都完全了了了了了解。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你得知道世界是多元化的，包括男女在一起相处和生活的方式，它一定是多元化的。是，比如说有的夫妻，就像这对夫妻，很感人，对吧？他们但他们愿意，哎，这也是一种我们看了也很有意思传奇爱情的传奇。但是呢，并不能够拿这个当成神圣价值。 当成最高价值，说当成家庭模范、五好标兵啊！陈光标全球首善，那不能这么弄，对吧？因为你你不能因为这个否认了，不能天天在一起的呃夫妻生活是是是是是，我没有说不好，对我只是说他应该是其中一个呃范本，但但我不没有说他只是之一，但我没有说是唯一。而且这是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你看天天在一块儿，至少我觉得他们俩就会长得像。 这个平常咱们见到过，对，就就是两呃两两个人呢，越长越像，越长越像。那天就是说，我们俩说，呃不不不是我们俩了，我们几个同事在说，就说是这个两个人感情好啊，的确会发生这种现象。就像你们女生啊，就过去在大学宿舍里，这同学四年，大家的这个大姨妈的周期慢慢就找齐了。 这你也知道？这事儿你熟了？这这这是你，我感觉你比我熟。你这个知识范围现在怎么这么广？超广的， <laughs> 我连宿舍我的想象。连学生宿舍的事您都知道？你最近是在约会大学女生是吗？不是，我当年在大学已经到这样的深度。 <laughs> 我当年在大学就以“听房”闻名， <laughs> 是吧？他长得像，所以那天我们几个同事还聊，就说：“哎。” 有一，你要是会有一种非常尴尬的情况，就是要是公司里的俩同事，嗯，不是夫妻，但是在十多年的同事中， <laughs> 大家发现这两个人越长越像， <laughs> 越长越像，那不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吗？ 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就好了。对，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哦，你是这个意思？挑战没有变完，没么概念过来了？我还以为公司里大家服装受影响啊， <laughs> 互相追时髦啊，这样的意思。不是，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我为什么我老说非常敬佩这个王王蒙先生，王王蒙老师哈，他，哎，就是你看我上次我就说，这世界上你会有一件一种很奇怪的事情哈，开放的人。 不会讨厌保守的人，可是你看，总是保守的人呢，有机会讨厌开放的人。嗯，你明白吗？就比如说啊，哎，这个你你虽然咱们说这个这个乱搞男女关系不好，但是你也没见过乱搞乱搞男女关系的人，谴责那些不乱不乱搞男女关系的，你只见过。 不乱搞男女关系的，去谴责乱搞男女关系的，对吗？那你不是常笑我很保守，然后很傻，活在古代吗？你也常取笑我。哎，你这叫正常， <laughs> 你这叫正常。我为什么我说我说这个王猛啊？因为他这个夫唱妇随，过去在圈子里是有名的，对吧？但是呢，他以他这样一个人呢，他却从来就是说啊，他他不喜欢讲我这个。他说你你讲我这个东西，好像感觉说哎，离了婚的。 或者说有一些婚外恋这种情况的人，难道他们就不够先进？他们就哎，就就是不好的。我这就是好。他说我没有这个想法。他甚至他会说，我只是比较幸运，可能我找着了。嗯。但是也有的人，他们可能哎有在婚姻方面有更复杂的情况。甚至于他就提到过一个东西，他说你比如说啊，哪怕就是说这种婚外恋的情人，他说我你要说他不道德，他说我首先就反对。 他说：“因为我就知道一个我们的一个呃老大老大姐，我们身边的一个女同志，她因为她说因为很特殊的一个原因，她就是当了。我知道我知道她说的是谁，我都不知道她说的是谁，她就当了所谓的，是一个我们很尊敬的一个。赶快写小本子，告诉我名字就是这种呃婚外的情人，就是你们用这种啊污蔑性的语言称呼人家小三儿，他一直很多年这样下来，一辈子一辈子。他说如果谁要说这位大姐。” 不道德，他说我第一个就跟他不干，因为我们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这么善良、这么好的人。但是从旁观者的角度讲，人们人家照样会议论议论那个男的，因为，因为这个女的是一辈子这样很很忠贞，但是男的在维持家庭的情况下又跟他这样，所以客观上人家还会议论。当然那个人的学问地位又是非常高，又大家无法谴谴责，所以我们还是传为美谈，就是。 是，你看又听听傻了。没有，我对女生方面，徐老师讲前半部在讲女孩子，的时候，想说哦好，我可以理解。然后他说到男生，他说因为他学位很高，就学士很高，所以他因此又成为美谈。我就 <laughs> 我就不理解也不能说美谈了，这样就比较谅解。 也比较谅解。为什么他学识高就谅解了他道德这部分？这是我，我今天我前天还发微博说，我小时候念书啊，老师最要求你知道就是德育成绩。台湾有德育对不对？就是你出缺席啦，有没有打架啦，然后身上有没有带违禁品啊，每天有没有穿制服穿标准啊？这些成绩是高于所有成绩，体育成绩、美育、音乐啊什么智育成绩，你这个东西没有了，你就别别念书了。 就你这个不及格，你其他一百分都没有用。所以我从小就是，我妈都说这个东西是最重要。你就先不要上课迟到早，就是你对你的道德要求很高，才会去要求其他。怎么你出了社会，这东西是最后啊？你工作表现先重要。你有没有帮他解释一位是你的做人表现，你的工作能力，这都是就是我说的后面的成绩都上道德怎么样？现在好像没有人在乎，我一个公司也不在乎这件事。这个人乱搞，行没关系，他只要能够。 能够能够工作，他能够帮公司挣钱。不是不是，但主要，但但主要是你讲的对，道德是非常重要。但是问题是道德标准不是唯一的，哎，不是单条线索的。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实例来说，我们不讲具体的人和事哈，我们讲一个小说，张杰写过小说叫《爱是不能忘记的》。那个小说里边是这么一个情节，有一个呃老干部，他因为在战争年间他的有人救了他，所以他就跟一个女的结婚了。 但是他的那婚姻呢，他其实没有多少爱情，但他爱了另外一个女的，那个是一个女的，是一个女主角。嗯，他们呢就默默地相恋了几十年，只是送来送去什么《契口夫全集》啊，什么？那个女的一辈子就没有结婚，她她好像也有结婚，她有小孩，但她爱的是这个男的。这小说呢很很争议，出来以后他就是说爱是不能忘，他就说爱的这么一个老干部。那么当然我们世俗的标准来讲，这个两个人都是婚外恋。 虽然他们没有实际的在一起，但是他们精神恋，他精神出轨，所以这是不道德。但那小说恰恰要讨论的就是他认为这是一个道德，而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家庭里面，那是没办法，那是另外一种道德。所以他提出了两种不同的道德观。我刚才讲王蒙讲的那个事情，那个人的情况有点类似。原来有有这么一个人，他真心的爱着一个女的，可是他没办法离开他的家庭，他可能因为政治的原因，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没办法离开。那女的也知道。 结果他们就这样，这个你谴责呢，还是歌颂呢，还是惋惜呢？但是人是非常好的人，我们都认识。哎，至少这是一个伦理的难题。嗯。对你不好，所以为什么那天他们就是讲，比如今天社会有些人说，我就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这两句话都是违法的。 <laughs> 第一，路见不平，但是问题是这个不平是你裁定的吗？ 就这问题啊，我这我觉得不不不不不平。行。第二句话说拔刀相助，你拔刀你就拔拔刀，警察就先抓你啊。那所以他有些事情事情就是说道德不道德，谁来裁判？那如果这样的话，不是道德就是每一个社会当中的一个主，我觉得是比较，它会形成一个主流的价值嘛。那才会用所谓的道，它就是一个不是它是无形的一个一个规矩，对不对？就是它不是写在那个。 法律书上说你犯了这个错误，它是一种无形的规矩，而限制规范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它是应该是主流的一个社会价值观嘛？对，所以你如果这样的话说哦，我有我的价值，你有讲，我们才我们赞同多元价值中，其实我们还是要有个公因数，是有个共识的嘛？如果你今天都不要这个共识，你有你的，你有你，我也尊重大家，那我们就各过各的。但是你会有可能妨碍到别人啊？那这样的话不就我不管你，你也不管他，我没有正义感这件事情的话，这个社会也没有办法维持啊。 啊，他说的有理吗？ <laughs> 你没话就是有理，赶快承认。不是，我主要先去广告，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讲的这个伤害不伤害？ <laughs> 我想到一个，我的智慧不够。我跟你讲，爱因斯坦聪明吗？ 爱因斯坦不不单是著名的这个物理学家，他还是著名的情圣，这个众所周知，那是风流得很。但爱因斯坦呢是个非常道德的人，从另一方面来讲啊，他又很很道德，他这个道德的连以色列总统他都不要做，对吧？ <laughs> 然后我跟你讲，有一次呢，他的第二个老婆不是同时的啊，他第二次婚姻的老婆叫艾尔莎，这个艾尔莎呢是个贤妻良母，他就说，哎呀。 这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呢？ <laughs> 是吧？我跟他在一起，我就是就是默默忍受。好，但是当然，女的也吃醋，也不高兴。然后有一次呢，爱因斯坦跟一个情儿就出去玩去了。那个女的呢，甚至还认识这个艾尔莎。那艾尔莎知道之后就很不高兴， <laughs> 对吧？然后你看爱因斯坦给他讲的这种道德，真是科学道德观，就科学，他是科学逻辑。他说，第一，我认为人应该做。 自己快乐也让别人快乐的事情，对吗？这是第一条道德。他说：“所以，我跟我的这位情人，我们出去耍去了，因为这是让我也快乐，让他也快乐的事情。可是他老婆不快乐。你这样说，他还说还有第二呢。他说第二，我认为人不应该做他自己也不喜欢，别人也会不喜欢的事情。这就是咱们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说，所以这个女士。” 他没有告诉你，他 <laughs> 也是正确的，你明白吗？因为如果告诉艾尔莎，他自己也不愿意告诉。告诉了之后呢，艾尔莎也不高兴。所以呢， <laughs> 第二条就是人不应该做他自己不愿意、别人也不开心的事情。嗯。然后爱因斯坦写了个便条给艾尔莎，说：“所以说，你瞧，我们是合乎道德的。”艾尔莎完全可以反驳说：“呃，人不喜欢被人欺骗。那我现在被欺骗了，那你为什么欺骗我？” 他完全可以在这样说，不是他没有说欺骗呢，他只是没告诉你，他也没有跟你撒谎，你 <laughs> 没告诉你，被你发现， <laughs> 所以他在跟你说我们为什么没告诉你，因为艾尔莎觉得那个女的你还认识我，你不告我，你偷偷的跟那个搞我老公，对吧？他也觉得这不道德，这是永永久的困境了。对啊，你如果要用话讲，那你永远都会有正方反方的辩词，是吧？所以我说，与其讲道德啊，不如这个讲感情，我就觉得。 你看，哎，就是虽然咱们很难做得到，但是毕竟也得承认。我就为什么我有这个感触啊？我说结婚六十八年，呃，最后两个人死在同一天。你知道，呃，咱说句不好听的话，中国的许多老人呐，呃，老年夫妇啊，据我所知啊，他潜意识里都希望这样。是。但是他希望这样的原因也不仅仅是爱情，因为你知道这个。 两个人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以后啊，一个先走了，你知道，这个这个人整个就完了，因为这两个人啊，早已经你想共同生活六十八年，没有一天分开过，他们已经是一个人了。你要知道，他已经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了，甚至说每天晚上躺床上，他需要有就跟他说话，两人聊聊这个事情，很多话只有夫妻之间能说，对不对？都跟跟跟孩子你都不，但是。 一旦要是走了一个，你想想另一个，他就觉得，真正叫了无生趣，了无生趣，甚至你都不知道老头老太太。我最近看一些杂志，我觉得不是咱们年纪轻的人能想象到的，叫活着有滋味。他说：“你看，比如说我老伴儿在的时候啊，哎，两口子每天吃什么商量是熬粥啊，还是吃馒头？哎，是今天穿个什么衣服啊？” 你知道吗？然后哎，你穿这个好看，穿这个不好看，就是这样一一般的生活。一旦没了一个之后啊，你会发现这个老头或者剩下这个老太太，那真叫就是一颓废。这咱咱说，就是他完全无所谓，吃饭也不知道该吃什么，吃到嘴里也不香了啊。穿衣服也不知道该穿什么，穿什么都没人看了，也无所谓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产生这种想法，就是我还不如就是我们谁先走，谁是有福气的。 哎，台湾不是有个歌词，好像那还是有个书才就想说，我宁愿跟他老婆讲说，我宁愿你比我先走。那别人会说啊，你好残忍，希望你老婆先死。他说没有，是希望说如果他留下来的那个的话会比较辛苦，因为你要思念一个人啊，但走的人会比较早解脱，所以宁愿把那个思念的痛苦啊留给后面，留给我。所以这是男一个男生很爱他老婆的时候会这样说我宁愿你比我早走这样子。对，但是清醒的讲呢，觉得这种。 蛮可怕的，嗯，就是婚姻是一个契约。我们现在都说，因为现代社会、传统社会的最大的转变就是从身份到契约。在原来的传统社会，你的婚姻就是你的身份，是，你朱又廷就不叫朱又廷，你就是王太、刘太，对不对？很多人就是阿庆嫂，我们谁都谁都知道阿庆嫂，那就是一个身份。那现在呢，是一个契约，这就不是你是什么，而是你做什么。婚姻是你做的一件事情，可是呢？ 传统来讲呢，我们又有对婚姻这么一个期待，就是说我们要一直在一起，我们在经济上互相占有，我们在性方面互相占有，而且排除其他。是。所以我呃到了最后像你们说的这样，感情上完全占有，生理上完全占有，就是说这个占有不是说我不许你跟其他，而是说离了我你活不下去，或者我离了你活不下去。你们就长在一块。你你你你早上你不在我床边，我这个我这个病就发了，诸如此类。 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境界，但有时候想想是不是也很也挺悲凉，也挺可悲。哎，这个这这个中间的关系啊是怎么怎么来理啊？这是个你们怎么会害怕跟一个人如胶似漆？我有时候就宁愿，要是这样的话，我还不如就一个人。 我必须想说，婚姻其实我觉得也是比较自私的一个设定哦。当然，除了这个社会的一个管制以外，你跟一个人不就是需要花三三十年、四十年以上，你才有可能就真的非常了解他。而这个意义，除了这三四四年的过程去享受这快乐之外，目的有一个目的，不就是在你老的时候互相陪伴嘛？对。因在你老的时候，你知道你儿子不会要你，你这旁边人也不见得会跟你都跟你 say 个 hi，就跟你跳个舞广场舞他就走了。但是有一个人可以照互相照顾，那不就是留一个人？ 讲，呃，这个人要你知道老的时候还没有对老伴，你不要吵架，不就是真的需要花？你看我们现在那么多婚姻吗？维持不到五年他就分手， <laughs> 就多难，所以还不如就是你应该要。所以香港街头，我现在看到一个巨大的标语，先先去广告再说这标语，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薛老师的标语。 那个标语叫“一男一女，呃，一生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啊，教堂贴的标语， <laughs> 是是，只能贴在教堂，只有教堂才发这样的口号。 <laughs> 对，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能做到这样是幸运，固然好啊，但是硬撑着做这样是无奈，是逃脱这种。 是侥幸，这 <laughs> 是牧师讲的吗？ <laughs> 后面这在也是牧师布道的时候，不得不说的后面。 <laughs> 牧牧师有老婆吗？对啊，好担心哦，这是。一心死掉，真的是，真的是，你老单身汉，他跟咱们讲这个，一辈子没有，是吗？他这他这个真是饱经沧桑，对不对？没错，对他先不实行这个主张哦。对啊， 你包括一般和尚法师也是劝咱们一夫一妻啊， <laughs> 这个白头到老。他们说基督教刚创立的时候，他其实是不喜欢婚姻制度的嘛，因为所有人都是就是子民所造的，呃不就是上天所造，每一个人就是他是打破这个。乐谷嘛。对，他是打破这一个，他是希望你每一个人互相爱，而你只能爱一个人，就是你的神嘛，你只能。你这个对这一套婚姻啊，是西方来的，嗯，它跟宗教，所以西方更麻烦，就是。 问题你这这这样离婚，你在宗教上讲是是有道是是有问题的，因为你们是在神面前盟誓的，那家伙你能最最大的困境就是我刚才讲了，婚姻呢，它是要求经济方面的互相占有，我五块存款，你一千万存款，将来我们共同是一千零五块，对不对？一千我一千万零五块，另外是性互相占有。 可是呢，理想的爱情呢，又恰恰不要跟经济有关，对，恰恰不要依靠性。如果说有人跟你说“我爱你”，主要是因为你性感，我不经济，这个永远是一个矛盾。怎么去掉了性跟经济，你这个爱情怎么维系？